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二十三集。紫星沙确实会产生幻象，但是这些幻象更多的是让人看明内心、发现自我，而不是像刚才那些幻境一样暗藏杀机。 东沙国王要么在故意阴他们，要么就是被人利用。东沙国王能当上国王，想来还不至于天真到觉得一个幻境可以困住上仙，那么多半是中了其他人的圈套。现在紫星沙花海中还有零零落落几团迷雾，林青霄挥袖直接把迷雾打散。林青霄出手毫无预兆。 东沙国王的身影忽然出现在花海中，而他面前一个鲛人握着刀，直刺向国王心口。迷雾散去，一切毫无遮掩。东沙国王迷茫的眼神瞬间清醒，他看到眼前的人，又惊又怒，用力挥出一掌。那个鲛人全靠了幻境的掩饰，真实修为远远不及国王。 如今幻境消失，他被国王一掌正中心口，噗的吐出一口血，远远砸出去。东沙国王惊魂未定，他缓过神后，对着林青霄行礼：“谢上仙出手相救。”“我并非救你。”林青霄冷淡地说：“我只是不想被人算计。”紫星沙开放日期是确定的，而林青霄几人今日才到达。 洛寒和林青霄的行踪毫无预兆，对方不可能预知他们的动作，所以今日这局确实是为东沙国王而设的。林青霄等人突然到来，多半打乱了对方的计划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鲛人都不该在幻境里算计林青霄。鲛人杀了国王后，打算把黑锅栽给谁呢？东沙国王也慢慢反应过来。 刚才不觉得，现在他才觉得后怕。东沙国王大怒，高声喝道：“来人，将这个鲛人抓起来！”鲛人是水中的种族，而千里银沙诸国生活在岛上，海域中资源就是这么多，一方捕多了鱼，另外一方就要挨饿。鲛人和岛屿诸国交恶已久，鲛人会捕食落单的人，人也会聚众捕杀鲛人。 随着国王的声音，众多士兵从外面跑进来，披甲执枪，瞬间将鲛人围得严严实实。士兵们已经杀过不少水族，见面后毫不客气，直接用刀剑架住鲛人。这个鲛人似乎刚化形不久，身姿还是少年模样，脸颊边还有未褪去的浅蓝色鳞片。鲛人不甘受缚，打出水柱攻击士兵。 可是水是五行中攻击力最弱的，柔弱的水怎么比得过尖锐的刀呢？鲛人很快不敌，跌倒在地，即将被刀尖砍中。危急时刻，国王身边爆发出一阵尖叫，王后猛地挣脱侍女的阻拦，跌跌撞撞跑向士兵，嘴里喊道：“啊，住手！”王后看到鲛人的时候，脸色就变了。众人忙着捕杀鲛人。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异常。王后的贴身侍女用力拉住王后，不让王后轻举妄动。现在鲛人被围，王后再也控制不住，从人群中冲了出来。东沙国王完全没料到这个变故，脸色大变：“嫣然，你做什么？”王后出声阻拦，士兵们动作一顿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们犹豫间。 王后已经冲到跟前，她用力推开士兵，施力扑在鲛人身边。 <sighs>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要来找我。你应该回到你的家乡，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洛寒在心里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他含笑瞥了国王一眼，果然见国王脸色阴沉，黑得不能再黑。 虽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从王后的话中不难猜出来，国王左拥右抱美妾不断，王后也找到了新欢。鲛人少年看到王后，眼睛一下子亮起来。刚才那么多刀刃抵在他面前，他都没有露出丝毫波动，但只是看到王后，他的眼波就柔和起来。 鲛人还带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抚上王后的脸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肯再见我？当初是我救了你，你却不认识我，还另嫁他人。你既然在他身边不快乐，那为什么不跟我走？”王后哭得不能自已。 <laughs> 我不知道，我一睁眼就看到他。 我这些年一直以为是他救了我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在王后十五岁的时候，他父母宠爱，无忧无虑，性情极为跳脱。他一心向往海外的世界，于是背着侍女奶娘，偷偷跑到海面，想要乘船去外面闯荡。然而王后从小身体弱，没过多久他就力竭。 小船被海浪打翻，王后也沉入水中。晃荡黑暗的海水中，她看到有人朝她游来，面容精致如妖，身后带着一连串星光。等她醒来，她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，一个少年坐在她身边，自言是宫中三王子，在海边发现了她，遂将她救起。王后至此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三王子。 甚至不顾家族反对，执意嫁给三王子。后来，三王子真的大有作为，在一众兄弟中拼杀出来，登基称王。王后陪丈夫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一段时间。可是，等患难过去后，丈夫也变了。他娶了越来越多美人儿。他每次来他宫里，都会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他是有苦衷的，他为了国家安稳，不得不如此。” 王后最开始信了，可是她到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公务越来越忙，后宫的美人也越来越多。到后来，他的目光再也不会停驻在她身上。王后便知道，他已经变心了。他不再是月夜海滩上的那个少年，他爱上了别人，或者说，从一开始，他就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爱她。 哪有那么多情非得已呢？说白了，就是他不够重要。王后心灰意冷，闭门不出，独自缅怀自己心目中的少年。陪嫁侍女担心他把自己憋出病，强行拉着他出去散步。这次，王后在海滩上听到一阵歌声，她循着歌声而去，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年靠在石头上，一拍一拍地击打着自己的鱼尾。 美丽的鲛人少年在自己成年第一天，首次得到长老的允许，离开深海，前往浅海域。他在这里见到了一个少女，少女羸弱又笨拙，划船的样子可爱极了。他出于好奇将船打翻，他本意是想像以前与同族玩闹那样和少女开玩笑，结果少女掉入水中，很快就沉没下去。 鲛人少年将少女救起，把她拖到海面上，在天亮时分将她放回海岸。他本来想等少女醒来后大大方方和她打招呼，或许还要为自己的恶作剧道歉。结果他没有等到少女醒来，就看到一个陆族王子从远处走来，看到少女后，探了探鼻息，就让侍从将少女带走了。 之后，鲛人少年再也没有在海滩上等到那个少女。没过多久，陆地上传来巨大的庆贺声。鲛人少年觉得与自己无关，就没有关注。直到一年后，他看到了陆地王国新国王的登基仪式，国王身边的那个女子，正是他救起来的少女。她没有回来，并且嫁给了他人。 鲛人少年大受打击，回到深海。又过了许多年，他还是无法释然。鲛人少年决意重回旧地，这次他要报复那个负心的少女。他一路上怀了许多恶意，可是等他靠近海滩，看到那个少女变得消瘦苍白、郁郁寡欢，鲛人少年如多年前那样。 再一次感到心脏的某个地方痛了痛。既然抛弃了他，为什么还活得不快乐呢？他将他这些年的痛苦置于何地呀？鲛人少年怀着自私的恶意浮上海面，展露出自己美丽的鳞片、尖利的指甲、有力的尾巴。他将上天给予人鱼族的资本一一摊在眼前，然后展开割喉，吸引猎物。 来到自己身边，鲛人本意是报复，他想要勾引曾经抛弃他的女子，等对方上钩后，再狠狠抛弃她，让她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但是最后，留在陷阱中的人，却成了鲛人。鲛人知道这些年她过得很不快乐，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变心，纵容新欢欺负她。 鲛人知道的越多，就越无法抽身离开。最终，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，告诉王后真相：他是当年救他的人。只要他愿意，他现在就带他走。然而，出乎鲛人意料的是，王后知道真相后非常痛苦，她再也不肯来见他，并且让侍女带话，让他回到海底，永远不要再出现。 这一次，即便鲛人在海滩上唱彻夜的歌，也无法引来他的猎物了。鲛人想，一定是因为那个国王。只要国王死了，他就会跟他离开。上天赋予鲛人无与伦比的嗓音、独一无二的美貌、编织幻境的能力，他们轻而易举就能靠美色蛊惑猎物。同样，他们也终身耽于情爱，不得挣脱。 鲛人知道了紫星沙开放的日期，他也知道那天国王会在花园设宴，他做了充足准备，计划在宴会那天趁着国王陷于幻境时杀了国王。鲛人唯独没有料到，岛上来了另一批不速之客，个个修为深不可测，为首之人甚至散发着上仙的威压。鲛人明明知道这些人他惹不起。 却还是不肯放弃。紫星沙一百年只开一次，错过这次，他就要再等一百年。鲛人寿命悠长，可是为了爱，他们可以连命都不要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